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对他的孩子们说：“儿子。” 不敢出门的应该是我呀，我一上街就有人向我扔小石子儿、吐唾沫，哈哈，还有人要我站住脚，要我在大街上揭发你们的妈呀！这事要是让你们给遇上了，你们可以说啊不知道，哈哈，我可不敢说不知道啊，我和你们不一样啊。 啊，你们怕什么呀？啊，你们生在新社会，啊，长在红旗下，都清清白白。你们看看三乐，三乐这小崽子还不是天天出去，每天都玩的好好的回来啊？可是今天这小崽子太过分了，都下午了，他还没回来呢。 三乐回来了，许三观把他叫了过来。三乐，去哪儿了？啊，吃了早饭就出去了，到现在才回来。去哪儿了？啊，和谁一起去玩了？爹，我去的地方太多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，哎，我没和别人玩啊，我就一个人，我自己和自己玩呢。 三乐倒是愿意给许玉兰去送饭，可是许三观对他不放心，许三观只好自己给许玉兰送饭了。他把饭放在一只小铝锅里，来到大街上，很远就看到许玉兰站在凳子上，低着头，胸前挂着那块木板子，头发长出来一些了。 从远处看过去，像个小男孩的头。徐玉兰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她的脊背弯的就像大字报上经常有的问号一样，两只手垂在那儿。由于脊背和头一样高了，她的手都垂到膝盖上。 许三观看着许玉兰这副模样走过去时，心里是一阵一阵的难受啊。他走到许玉兰的面前，对她说：“我来了。”许玉兰低着头转过来，看到了许三观。许三观把手里的铝锅抬了抬，说：“我把饭给你送来了。” 许玉兰就从凳子上下来，然后坐在了凳子上。他把胸前的木板摆好了，接过许三观手里的铝锅，把锅盖揭开，放到身边的凳子上。他看到锅里全是米饭，一点菜都没有。他也不说什么，用勺子吃了一口饭。他眼睛看着自己踩在地上的脚。 嚼着米饭，许三观就在他的身边站着，看着许玉兰没有声音的吃饭。看了一会儿，许三观抬起头，看看大街上走过来和走过去的人。有几个人看到许玉兰坐在凳子上吃饭，就走过来往许玉兰手里的锅上看了一眼，问许三观：“给他吃了些什么呀？”许三观。 赶紧把许玉兰手上的锅拿过来给他们看，对他们说：“哈，哎，你们看，这锅里只有米饭，没有菜。哎 <laughs> 哎，你们都看清楚了，我我没有给他吃菜呀。”人们点点头说：“啊，我们看见了，锅里没有菜。”有一个人问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给他锅里放些菜呢？全是米饭。” 吃起来又淡又没有味道啊！嘿嘿，我呀，不能给他吃好的。许三观指着许玉兰说：“我呀，要是给他吃好的，我就是包庇他了。我让他只吃米饭不吃菜，哎，这也是在批斗他呀。”许三观和人们说话的时候，许玉兰一直低着头。 饭含在嘴里也不敢嚼了。等人们走开去走远了，徐一兰才又重新咀嚼起来。看到四周没有人了，许三观就轻声对他说：“哎，我把菜藏在米饭下面现在没有人，快吃一口菜啊！” 许玉兰用勺子从米饭上面挖下去，看到下面藏了很多肉。许三观为许玉兰做了红烧肉，许玉兰就往嘴里放了一块红烧肉，低着头继续咀嚼着。许三观轻声说：“哎，这呀是我偷偷给你做的，儿子们都不知道嘛。” 徐兰点点头，他又吃了几口米饭，然后他盖上锅盖，对许三观说：“我不吃了。”哎，你才吃了一块肉，快把肉都吃了。不，给一乐他们吃。你拿回去，给一乐他们吃吧。然后。 许玉兰伸手去捶了两下自己的腿，我的腿都站麻了。看着许玉兰这副样子，许三观的眼泪都快要出来了。有一句老话说的对呀，啊，叫见多识广啊。 <laughs> 这一年让我长了十岁呀！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 <laughs> 到了今天，我还不知道那张大字报是谁写的呢。你平日里心直口快，得罪了人呐，你都不知道。玉兰呐，往后你可要少说话呀。 啊，古人说：“言多必失啊。”玉兰听了这话，触景生情。唉，我和贺小勇就是这么一点事儿，他们就把我弄成了这样。你和林芬芳也有事儿，就没有人来批斗你。 许三观听到许玉兰这么说，可吓了一跳，赶紧抬头看看四周，一看没人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哎呀，玉兰呐，这话你不能说呀！啊，这话你对谁都不能说呀！啊，我不会说的。哎，你呀，已经在水里了，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想着救你呀。 我要是，呃，也被拉到了水里，就没人救你了。许三观经常在中午的时候端着那口小铝锅走出家门，熟悉许三观的人都知道，他是给许玉兰去送饭。啊，许三观送饭呢。有一天。 有一个人拦住了许三观，对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叫许三观呀？啊，你是不是给那个叫许玉兰的送饭去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们家里开过批斗会了吗？啊？哎哎，就是批斗许玉兰。”许三观把吕锅抱在怀里，点着头，陪着笑脸说：“哎，这城里啊，很多地方都批斗过许玉兰了。” 然后他数着手指对那个人说：“你看呐啊，哎，这工厂里呀批斗过，哎，学校里呀批斗过，哎，大街上也批斗过，哈哈，哎，就是广场上都批斗过五次呢。”那个人说：“哎，这家里也要批斗。”许三观不认识这个人，看到他的胳膊上也没有戴红袖章，他摸不准这个人的来历呀。 可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，他不敢不听啊，所以他对许玉兰说：“别人呐，都盯着我们呐，都开口问我了，在家里也要开你的批斗会，哎，不开不行了。”这时候，许玉兰已经从街上回到了家里。 他正把那块写着“妓女许玉兰”的木板取下来，放到门后，又把凳子搬到桌边。他听到许三观这样对他说，头都没抬，拿起抹布去擦被踩过的凳子。许玉兰边擦边说：“那就开始吧。”这天傍晚，许三观把一乐、二乐、三乐叫了过来，对他们说。 今天，我们家里啊要开一个批斗会啊，呃，这批斗谁呢？啊啊，就是批斗许玉兰呐，啊，那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叫她许玉兰啊，呃，别叫她妈了，呃，因为这是批斗会嘛，是不是啊？开完了批斗会呢，你们才可以呃再叫他妈啊。 许三观让三个儿子坐成一排，他自己坐在他们的面前。许玉兰站在他的身边，他给许玉兰也准备了一只凳子。他们四个人都坐着，只有许玉兰站在那儿。许玉兰低着头，就像是站在大街上一样。许三观对儿子们说：“今天呢，批斗许玉兰哈。” 哎，这许玉兰应该是站着的。呃，考虑到许玉兰在街上都站了一天了，啊，这脚啊都站肿了，腿呀也站麻了啊。哎，哎，是不是可以让她坐在凳子上呢？啊，来，哎，同意的都举起手来啊！许三观说着，自己举起了手，三乐也紧跟着举起了手，二乐和一乐互相看了看，也举起了手。 许三观就对许玉兰说：“你可以坐下了。”许玉兰坐在了凳子上。许三观指着三个儿子说：“你们三个人都要发言啊！这有话呢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哎，谁都要说两句啊！啊，这别人问起来呀，我呢就可以说啊，都发言了啊！” 哈哈，我也可以理直气壮了。哎，一乐，你先说两句。一乐扭过头去看二乐。二乐，你先说吧。二乐看看许玉兰，又看看许三观，最后他去看三乐。哎，让三乐先说吧。三乐半张着嘴，似笑非笑的样子。 对许三观说：“我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呀。”许三观看着三乐说：“我想你啊，也说不出个什么来啊。” <clears throat> 许三观咳嗽两声：“我先说两句吧，啊。” 呃，他们说呀，这许玉兰呐是个啊妓女，嗯啊，说许玉兰呐天天晚上接客啊，两元钱一夜，啊，哎，你们想想，这是谁天天晚上和许玉兰睡在一张床上啊？许三观说完以后，将一乐、二乐、三乐挨个看过来。 三个儿子也都看着他。这时候，三乐说：“哎，是你呀！你天天晚上和妈睡在一张床上啊？啊，对呀。哎，就是我。啊，哎，这徐玉兰晚上接的客呀，那就是我。啊，哎，这我能算是客吗？”徐三观看到三乐点了点头，又看到。 二乐也点了点头，只有一乐没有点头，他就指着二乐和三乐说：“哎，我没让你们点头，我只要你们摇头。你们这两个笨蛋，我能算是客吗？啊，啊，我当年娶这许玉兰，我花了不少钱呐。你看啊，我呀雇了六个人敲锣打鼓。” 还有四个人抬轿子，呃，摆了三桌酒席，所有的亲戚朋友那是都来了。我和许玉兰那是明媒正娶呀，所以呀，我不是什么客，哎，所以这许玉兰呢，她也不是妓女，哦，不过呀。 许玉兰确实犯了生活错误呀！啊，哎，就是何小勇。许三观说着，看了看一乐，继续说：“这许玉兰和何小勇的事儿，你们也都知道了啊！哎，今天要批斗的呀，那就是这件事。”许三观转过脸去看许玉兰，许玉兰。 你就把这事儿向三个儿子交代清楚啊！许玉兰低着头坐在那儿，她轻声说：“这事儿我怎么对儿子说？我怎么说得出口呢？”啊，娘，不要把他们当成儿子，你要把他们当成批斗你的革命群众。 徐玉兰抬头看看三个儿子，一乐坐在那儿低着头，只有二乐和三乐看着他。他又去看许三观，许三观说：“你就说吧。”徐玉兰伸手擦眼泪了：“是我前世造的孽，我今世才得报应。” 我前世肯定是得罪了贺小勇，他今世才来报复我。他死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，我还要在这世上没完没了的受罪。哎呀，徐玉兰呐，这些话你就别说了。 徐玉兰点点头，抬起双手擦了一会儿眼泪，继续说：“其实，我和何小勇，也就是一次，没想到，一次就怀上了一乐。”哎，这时候一乐突然说：“你别说我，要说，就说你自己。” 徐玉兰抬头看了看一乐，一乐脸色铁青的坐在那儿。他不看徐玉兰，徐玉兰眼泪又出来了。她流着眼泪说：“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们，我知道你们都恨我，我让你们都没脸做人了。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。” 是何小勇，是那个何小勇，趁着我爹去上厕所了，把我压在了墙上。我推他，我对他说：“我已经是许三观的女人了。”他还是把我压在墙上。我是使劲的推他呀，他力气比我大，我推不开他。 我想喊叫，他捏住了我的奶子，我就叫不出来，我人就软了。许三观看到二乐和三乐这时候听得眼睛都睁圆了，一乐低着头，两只脚在地上使劲的划来划去，徐兰还在往下说，他就把我。 拖到床上，解开我的衣服，还脱我的裤子。我那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他把我一条腿儿从裤管里拉出来，另一条腿儿他没管。他又把自己的裤子退到了屁股下面。行了，行了。 你别说了，你没看到二乐和三乐听得眼珠子都要出来了啊！你这是在放毒啊！你这是在呃毒害下一代呀！那那是你让我说的呀！嗨，我没让你说这些呀！许三观说着，伸手指着许玉兰，对二乐和三乐吼道：“这是你们的妈！” 你们还听得下去呀？二乐使劲的摇头，我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是三乐在听啊！哎，爹，我也什么都没有听到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呃，许玉兰呢就交代到这儿了啊！现在啊，轮到你们发言了，一乐，你先说呀。 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我现在最恨的就是何小勇，第二恨的就是他。一乐伸手指着许一兰，我恨何小勇是他当初不认我，我恨他，是他让我做人抬不起头来。许三观摆摆手，让一乐不要说了，然后他看着二乐，二乐，轮到你说了。 二乐伸手挠挠头，呃，何小勇把你压在墙上，你为什么不咬他呢？你推不开他，可以咬他呀。哦，你说你没有力气了，那咬他的力气总还有吧？二乐，许三观大吼一声，把二乐吓得哆嗦了几下。许三观指着二乐的鼻子说。 你刚才还说什么都没听到，啊？你没听到还说什么？你没听到就什么都别说。三乐，你来说。三乐看看二乐，二乐缩着脖子，正惊恐不安的看着许三观。三乐又看看许三观，许三观是一脸的怒气，三乐吓得什么都不敢说了。 他半张着嘴，嘴唇是一动一动的，就是没声音。许三观就挥挥手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你就别说了。我想你这狗嘴里也吐不出象牙来。今天的批斗会啊，就到这儿了啊。”这时候，一乐说：“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”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。 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